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，一对退休的老夫妻，一辆年逾百岁的老爷车，不知是冲动还是执念。 他们相伴踏上了环游世界的奇妙旅途。老夫妻来自荷兰，丈夫叫德克，妻子唤作特鲁迪。他们在一九九七年购入了一款生产于一九一五年的老式福特 T 型车。这辆本应在博物馆里沉睡的老爷车，却在德克的手中焕发了青春。二零一二年夏，漫漫旅程拉开了序幕。他们先是去了非洲，行程大约两万四千公里。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，幸运的是，比他们年纪都大的福特 T 型车并没有吃不消。2013年，他们来到了美国和加拿大，走过了2万七千公里。在这段旅途中，福特 T 型车仅仅出了一点小毛病。2014年，他们开赴南美地区，总行程2万六千公里。随着名声渐起，这一次他们还顺便做了一场公益活动。 全程共募集爱心捐款三万英镑，悉数用来资助贫困儿童。旅行还没有完成，但德克夫妇由衷的感谢这辆年迈的爱车，是他伴随着他们进行了这场他们盼望已久的挑战。十一，关于德克夫妇的环游世界之旅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二，关于福特 T 型车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三，在旅途中可以知道什么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东明是我的一位朋友，他习惯先做喜欢的事，心情好了再做不喜欢做的事。他喜欢旅行。有朋友对他说：“钱花在玩上多浪费啊，用这些钱干点什么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再穷也要去旅行，不去旅行你会更穷。”这是什么逻辑？ 可他真是这样做的。云南、西藏、沿海渔村，我想去却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的地方，他都去了。每次回来，他虽然疲惫，精神却很饱满。那次从西藏回来，他写了一个很久都写不下去的提案，灵感如泉涌，下笔如神助。讨厌的是，就这么又快又好的做完了。后来那个提案得了奖。 他的旅费都赚回来了。东明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之前，总是先给自己一个奖励，比如坐周末航班去另一个城市见一位想见的朋友，先在那里和好友喝咖啡、逛店、聊天，聊到深夜，周一回来再开始工作，因为心情放松了，事情也就完成的特别顺利。十四，东明的逻辑是什么？ 十五，东明从西藏回来有什么收获？十六，东明做重要事情之前先做什么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